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八十八集。邹继白见洛涵说的笃定，就上台去试试手。他拿出全队仅剩的一分钱，郑重的压在赌台上。 守擂人看到邹继白压了一块白腰珠，脸都变绿了。只压一分钱？你这是看不起我？邹继白说：“赌场自由下注，又没人说不能压一分钱。”守擂人气得不轻。然而，赌场确实没有一分钱不能下注的规定。这个擂台本来人流量寥寥。 守擂人和邹继白因为一分钱起了争执，说话声吸引来几个路人。他们见邹继白押一分钱，一看就知这是那种穷到极致、梦想在赌方一夜暴富的。不少人嘘声，陆陆续续有人跟着下注，只不过都是下到守擂人那边。围观群众不住叫嚣着：“给这种穷小子点教训看！”相比之下。 他们这边实在是势单力薄啊，人气凋落。邹继白忽然有些紧张了，下意识的打了几下拳，给自己壮胆儿。上天保佑，以后抽签的时候不要再坑我了。洛寒鼓励他：“你放心，运气好到直接躺赢不可能，但是至少能公平竞争，你安心专注比赛就可以了。”邹继白忐忑的上台去抽签他本来都做好准备抽出黑洞。 没想到拿到的签竟然是带着兔耳朵比赛。嗯，就这。邹继白很痛快的戴上了兔耳，这点重量对于他来说几乎于无。虽然头上多了对耳朵，但是这又不影响出拳。台下洛涵看到邹继白五大三粗的身躯上加了对兔耳朵，差点当场笑出来。 林青霄移开视线，不去看邹继白头上诡异的兔耳朵。叶子楠受不了般捂住眼睛说：“不行，我不能看，太污染眼睛了。”他们这个擂台不是什么大热项目，邹继白又是个新面孔，关注人寥寥，只有少数人压了注。可是没想到，这个新人底盘却很扎实，出拳又重又狠，竟然撂倒了老手。 许多人都惊讶了，邹继白一个壮汉带着兔儿大拳，视觉冲击极其强烈，竟然慢慢又吸引来不少人。一局结束后，观众叫嚷着再来。邹继白一到抽签环节又紧张了，他忍不住看台下的洛寒，洛寒对着他点头，示意他尽管放心。邹继白做了几个直拳给自己鼓劲儿，才小心翼翼的去九更阁抽签儿。 这次抽出来的是不许说话，邹继白都震惊了，他忍不住低头看自己的手，这真的是他的手吗？擂台边也一阵嘘声，邹继白抽到的条件太不痛不痒了，按理这里面会有许多极尽刁难甚至恶意的条件，为何邹继白连着两次抽到的都是这么友好的呀？另一个人也抽好了，不说话对邹继白来说根本不是限制。 打拳的时候不要喝声就可以了，简单的过分。毫无悬念，这次又是他赢了。邹继白这里围着的人已经越来越多，又有人上台来挑战邹继白。邹继白两次蝉联赢家，他已经连胜三场，仅是这片刻的功夫，他就赢了五万多字。洛寒站在场外看着，有种感叹：哎，果然赌来钱快，这才多久？ 就将近五万妖珠了。对呀，叶子楠也叹息呀，怪不得那么多人会赌到倾家荡产，此等暴利，时间长了真的让人上瘾。他们欠债三万多，五万妖珠付完账后还能留有余钱，只要省着点花，剩下这点钱能支持他们撑到天宇星君来。林青霄见状说道：“差不多可以了。” 解决问题就好，再多就是不义之财了。洛寒也知道见好就收，小赌怡情，再大就不行了。洛寒对邹继白摆手，示意他不要继续。邹继白虽然脑子不好，但是胜在服从安排。他见状下台，场外顿时一片嘘声，许多人说话激邹继白，邹继白都不做理会。他下台后跑到洛寒他们身边问。 怎么了？我们的钱够了。洛寒指了指赌台上的筹码，说：“见好就收，我们走吧。”邹继白一回头，看到这三场赢来的钱，都吓了一跳。他没有想到有人陪他打拳，陪他活动筋骨，最后竟然还能挣钱。族内经济形态还停留在远古时代的邹继白震惊了，低声喃喃：“外面的人好会挣钱啊。” 洛寒深有同感的点头，伸手指向林青霄：“这位才是敛财祖宗。大明城这些套路，还是和他们学的。”林青霄无奈地按下他的手指：“没有，别乱说。哪里没有啊？在其他族还男耕女织、自给自足的时候，龙族就已经想到营销城市形象，吸引异族人过来给他们挣钱。不说远的，中重天十大名城里。” 有八个都在龙族旗下，剩下两个也有龙族参股。龙族敛财真的是天性，就连林清霄这么淡薄的人，名下资产都数不胜数。要不是这次被突然传送到妖界，他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没有准备妖界的货币，林清霄本来这辈子都无需为钱财忧心的。叶子南和邹继白早就知道龙族有钱。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后，他们发现龙族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有钱。一谈钱就伤感情，这个话题提出后，他们本就塑料的对友情越发稀薄了。邹继白酸了一会儿，还是想不到怎么样可以变成林青霄，最后只能沉痛的接受现实。他突然想到什么，神秘兮兮的凑到洛寒身边，嘿，洛寒。 我发现一个天道的秘密。洛寒心里一咯噔，脚步一下子停下来。林青霄眼神倏地变锐，如寒剑般朝邹继白看来。邹继白没料到他们突然停下，被吓了一跳。怎么了？ <laughs> 就连叶子楠也回过头，奇怪的看着洛寒和林青霄。怎么了？洛寒不动声色问。 你发现了什么？邹继白没有多想，一脸神秘的说：“我发现我刚才运气极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在抽签之前打了一套拳。”洛寒眉头慢慢皱起来，什么东西？而邹继白还一脸热忱，认真的把自己总结出来的秘籍传授给队友。你看啊，先打直拳，左三下，右三下，然后。 全。最后要这样收尾啊！靠，我把它命名为好运拳。 <laughs> 只要在抽签之前做完这套动作，你的运气就会变得特别好，百试百灵。我刚刚亲身验证过的。林青霄最开始十分严肃，他当真以为邹继白发现了什么。等听到后面，林青霄无奈地别开视线，都不忍心再看第二眼了。洛寒微笑地看完邹继白一整套动作。 抱着胳膊，好整以暇的问：“还有呢？就这些？”嘿，你居然不相信我！邹继白自觉找到了天道的漏洞，此刻说话底气都硬了，当即气势汹汹的走到法器前说：“还还怀疑我？ <coughs> 我这就让你开开眼界！”赌场内为了刺激消费，最中心修建了宽敞大气的擂台。 边角也放了许多小型法器，供那些手里没有多少钱但又想碰运气的人玩，一妖珠就能买一张票，要是运气好，最高能中一百万妖珠。邹继白花一颗妖珠买了一张，然后郑重地打了一套自己的好运拳，信心满满的刮开纸票涂层。嗯，你，哦，呵，老大，你看着啊。 我这就让你们惊破眼眶！邹继白说完后，自己就沉默了。洛晗暴毙看着他，叶子楠也好奇的问：“怎么样，中了吗？”邹继白放下纸票，深吸一口气：“哎呀，我太笨了，我应该在买票之前就打好运拳的。那买完之后，这结果就固定了，这怎么转运呢？” 洛寒冲他比了下手，那你再来，买票的钱你自己说，公账不付。邹继白很用力地打了套拳，结束后他虔诚地去买票，结果一刮开涂层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。邹继白震惊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明明我刚才在擂台上的时候，这套拳法十分灵验，运气好的不可思议。 洛寒看邹继白一副怀疑人生的样子，好心的提醒他：“可能是你不够虔诚，上天没有听到你的心愿，一遍不行，要不你试试打两遍。”林青晓眼中闪过笑意，低头瞥了洛寒一眼，示意他不要闹。然而邹继白竟然当真了，他点头深以为然：“嗯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再来啊。”好。 邹继白就地摆了个起手式，然后打了两遍好运拳。他怕效果不好，还特意打得极其用力。路过的人看到一个人站在抽奖法器前打拳，纷纷避开。他这是在干什么？啊不知道，为了出名吧？现在的人为了博关注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洛寒一边看一边忍笑，林青霄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肩膀，说。 好了，走吧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